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打到嚟，钱钱钱翻晒埋嚟。沈大师、沈振營高辉、小兵。OK，开始我哋今晚嘅钱钱钱打到嚟啦。咁啊，齐人，齐人，系，齐高辉、小兵，系啦。哇，个市系咪左一巴右一巴啊？挫嚟挫去，錯嚟錯去啊！真系冇办法。嗱，呢啲市一早同大家讲咗。